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六十六集。雷六等人安静的将雷大的尸体拖走，等人都走后，叶崇玉再也按捺不住，他拿出上古禁术的瓶子，两相对比，发现。 确实一模一样，真的不是别人骗他吗？叶崇玉注入魔气试了试，发现没有任何动静。叶崇玉试探了自己知道的所有办法，还是毫无头绪。叶崇玉没办法，只能求助于禁魂前辈，你在吗？禁魂被封印，并不是时时刻刻关注着外面的事情。他被叶崇玉唤醒，慢悠悠从玉净瓶里飘出来。 怎么了？叶崇玉将历经千辛万苦取回来的神器递到禁魂面前，问：“ <sighs> 这就是那个女娲后人提到过的神器？我刚才试了许久，似乎无法使用。”这是自然。禁魂嗤笑：“只有大陆货色才通用，神的东西向来独一无二，各有各的口诀。”另有口诀？叶崇玉不由皱眉。 自言自语，竟有独特的使用口诀，空有宝瓶却没有钥匙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去搜那个女娲后人的神魂，本座就不信，这么重要的信息，女娲会不告诉自己的后人。说着，近魂靠近，觉得这个瓶子说不出的怪异，为何会和玉净瓶一模一样？ 本座没听说过女娲手里有相似的东西。魔神认识女娲的时间几乎和她活着时的寿命一样长，神灵们认识的时间太久了，对彼此都知根知底。每个神能力如何，手里有什么东西，就算没亲眼见过，也能估摸个大概。魔神不知道，那就是说，是他死后女娲才创造的了。魔神盯着那个瓶子上流水一样的纹路。 忽的脸色大变，不好！几乎是同时，帐篷外传来另一道叶崇玉十分熟悉的清清冷冷的声音：“原来你在这里。”叶崇玉豁然回头，同时手中的两个瓶子被一股寒气射住，冰层从瓶子上快速蔓延，顺着叶崇玉的手冻到了他的胳膊上，冰寒刺骨。叶崇玉感觉自己的胳膊都废了，他想要抓紧东西。 然而，在他用力收手时，手里的东西忽然消失，他抓了个空。叶崇玉隐约察觉到空间的波动，但是又似乎什么都没有。短暂的交锋中，主杖被一股寒气掀翻。林青霄一身白衣立于夜雾中，满身冰霜，冰冷强大。叶崇玉来不及呼喊来人，营地各处已经传来魔族士兵慌乱的声音。 叶崇玉马上反应过来，他们被偷袭了。林青霄一直跟踪着雷大，在雷大以为他们回到安全地点的时候，殊不知将林青霄也引了进来。叶崇玉大怒，手臂上魔力缭绕，将冰层击碎。他瞬间照出自己的武器，高举着指向林青霄，怒道：“哼，仙界自称正道，然而堂堂天地却竟做些背后伤人的勾当，神器呢？” 与此同时，一股邪气从空间限制中冲出来，瞬间膨胀成庞然大物的模样。是你？是我。洛寒的身影也随之浮现。神不受时间、空间限制，魔神作为老牌神灵，不可能被他的空间束缚住。洛寒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困住禁魂多久。 只需要将化厄瓶从叶宠玉手中抢过来就足够了。时隔多年，禁魂又看到了这个害他身死、令他失去自由的人，浑身恨意骤然激荡开来。他不再掩饰自己的能力，迅速从玉镜瓶中脱身，满身怨煞不断向四周飘散，被黑雾触碰到的东西无不立刻枯死。妖异的红光显现在天地间。 既然他要找的人已经全部现身，那禁魂也不需要掩盖行踪了。他将自己的能力全部释放，铁了心要毁灭六界，拉洛涵给他陪葬。他是六界至尊，没有人可以活得比他更好。既然他死了，那六界也不许存活。洛涵当然知道禁魂恨他，两人的仇恨从中古延续到现在，谁是谁非已经不再重要。 他们只需要知道，今日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。这是洛寒和禁魂最后一战，谁都没有侥幸心理，纷纷拿出自己的最强底牌。洛寒手中亮出苍茫的金光，手指接连打出一串复杂玄妙的加印，将全部神力倾注到化厄瓶中。无名洛寒，身主天道，天道无情，惩恶扬善，六界轮回，皆为无用。 以神之名，清理门户，开。化厄瓶慢慢亮起光芒，一道金色的光柱直冲云霄，和玉净瓶妖异的红柱比邻而立，相互角力。罗涵操纵着化厄瓶，想要将禁魂吞噬到化厄瓶中。禁魂已经感受到化厄瓶中是对他不利的东西，怎么肯束手就擒？两人如同拔河一样，各执一端。 就看谁的能力更强。洛寒和禁魂过招的动静极大，仙魔双方都被吸引到这片战场。叶崇玉立刻意识到，洛寒手里的瓶子对禁魂非常不利。原来所谓的女娲神器，从一开始就是陷阱，那分明是造出来抵抗上古禁术的。叶崇玉蓄力，一刀袭向洛寒。 叶崇义的攻击才走到一半，就被冰霜拦住。他回头，见林青霄身边冰光缭绕，久违的照出长剑。自从林青霄成为天帝后，六界已经许多年没有见过林青霄出剑。他出剑必见血，六界中值得他为之拔剑的少之又少。只有两次，一次是挥剑斩断洛寒离开的时空隧道，另一次就是现在。 战局一触即发，林青霄和叶崇玉交手，下面的仙魔士兵也各自打到一起，各自守护己方的神灵，顺便攻击对方的神。场面中法术轰鸣，血肉横飞，刚刚还平静祥和的夜晚，瞬间变成修罗场。云梦涵跌跌撞撞跑出来时，就看到眼前这一副景象，这一切仿佛噩梦。 法术飞剑，刀剑无眼，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无疑是非常危险的。云梦涵腹部还有伤，又痛又虚弱，根本躲闪不及，暴露在战场上，基本上就是送死。他用力捂着腹部的伤口，满手鲜血，想要叫什么人来救他。来人，救救我！ 云梦涵最开始还端着魔尊正妃的架势，然而人群来来往往，根本没有人理他。云梦涵逐渐放弃了体面和尊严，崩溃般哭喊着：“来人， <laughs> 求求你们，快来救我！” 然而，他念叨的人此刻没一个注意到的。云梦寒不知道被什么人撞了一下，猛地扑倒在地，正好撞到了伤口。剧痛之下，云梦寒险些昏厥。他捂住腹部，奄奄一息，根本没有爬起来的力气。他趴在地上，以仰望的视角看向厮杀的人群。滚滚的硝烟产生一种极荒谬的感觉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。 战场最中心，两道明亮的光正在角力。白衣女子身上沐浴着金光，对面的黑雾弥漫着红光。仅是光芒上，就能看出来两方都非常强大。以两人为圆心，外圈的战斗由高及低铺展。林青霄手持长剑，随便一剑就能扫到一片人。 他迅速甩开叶重玉，纵身飞到最内圈，直接朝禁魂攻击。叶重玉并不足以成为他的对手。林青霄的目标一直都是上古禁术。至于以二敌一不道义，他只需要胜利，不需要道义。叶崇玉想要阻止，被天羽星君拖住。其他魔王魔将身边也各自围绕着对手，大家都是老仇人，一见面都往死里打。 根本不顾及周围环境。在外圈是次一些的小兵小将，他们没有多高深的修为，全部以最原始的形式肉搏，短兵相接，拳拳到肉，杀一个回本杀两个就赚了。云梦寒倒伏在地上，看着洛寒站在众人中央，和林青霄配合着对战，足以毁灭世界的上古禁术。外面所有人都在配合他的动作。 林青霄每剑下去都惊天动地，在人群中简直是绞杀机级别的杀气。叶崇玉手里涌动魔气，招招狠厉。仙族星君法宝不绝，灵光闪闪，就连红莲妖王也化出妖形，靠着尖利的指甲在人群中拼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保命绝技，唯独云梦寒没有，他没有修为，没有法宝。 没有逃跑秘诀。平时他一皱眉，就会有男人主动来帮他，所以云梦涵不觉得这有什么。但是这次，当他置身于真正的危险中，云梦涵才发现，他什么都不会。他倒在地上，流血不止，想躲躲不开，想回击回击不了，连呼救都没人听得到。云梦涵生出巨大的绝望：难道他最终的死法？ 就是毫无尊严的流血而死吗？或许等不到那一刻，他就被旁边的法术误伤打死。了。云梦涵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叫做无能为力，什么叫任人宰割。原来什么丈夫宠爱，什么惹人怜惜，什么天生招男人喜欢，都是假的。那么多人爱她，但是此刻她倒在战场上，爱她的男人们。 就在不远处，可是谁都没有管呢。再多男人的爱，也比不上自己有实力。所谓天下男人都爱他，不过是他的错觉。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喜欢他，他们甚至没那么在意他。一切都是云梦涵自以为是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